锵锵三人行，最近我发现我真是个天才，因为这个刚发现，刚 <laughs> 发现，对，是谁让我发现的？ <laughs> 我发现这个原来啊，我这个除了天才，天才的毛病我全有，是李安让我发现的。怎么了？ 我就我又发现，哎，他那些毛病怎么全是我的毛病呢？ <laughs> 就差没拍出他的电影。文涛啊，一个人要是到了四十多岁，发现自己是天才，多半就不是， <laughs> 就晚了是吗？ <laughs> 根本就不是，哪有天才四十多岁发？哎呦，我是个天才，大器晚成啊，大器晚成啊！人李安做天才有个好处，嗯，叫天生我材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哎，对对对对，这个人就多了。对，现在是散尽了， <laughs> 来还没来，还没来。千散尽还没来，对对。所以你看，李安最近在台湾开始讲话了，是吧？那么我一听李安就接见，好像是哎呦，台湾人现在把李安捧得像神一样，你知道吗？哎，李，你看人李安就说啊，他说我脆弱。 啊，我的这个艺术啊，是因为我脆弱，我正因为脆弱，所以我能同情脆弱。我其实啊是一个怯懦的、懦弱的、脆弱的人。我一想，这不就是我吗？然后我又一想，所有伟大的人物都要说自己是弱者的。你比如说莫言，莫言也是啊，就说说说我实际啊是很怯懦的。你看，怯懦的人呢，他是天才。 <laughs> 你知道， <laughs> 所以我很高兴。不是应该这么讲，这么多年，很多天才都很怯懦，但不一定能够反过来说怯懦人就是天才。这是个大一逻辑。我肯定，我肯定，真的那是领导上 <laughs> 不让讲什么，我从来就不讲什么，你知道吗？你们讲的这个话对吧？我有时候咔嚓咔，我都给你们讲。我都知道，这天才啊，天才才能这样，是吧？所有花都有颜色，但不代表所有颜色都是花。行，那这个我就说李安这次讲的这个。 事儿啊，有点意思。李安呢，平常他你看他就是怯懦，平常做了一辈子好人，哪敢说个不字啊？但是呢，最近你有一点就不像李安，哪点？人家李安在家里怕老婆，烧菜煮菜煮了好几年，你自己反省反省吧。 继续继续，没错没错， <laughs> 继续继续。那我还要找飞，人小男人，他哪里像嘛，对不对？所以还缺一刻， <laughs> 还缺一刻。不是，这不叫缺点。我说我剧足了天才的缺点，这人李安的优点是吗？而且。 李安这是说什么呢？他就是说啊，这个我觉得他最近有点这卧虎藏龙啊，有点这个这个脚踢北海苍龙，拳打南山猛虎的意思。怎么开始骂人骂了？当然不算骂啊，他还是显示他这个谨小慎微的性格。你看他在这个论坛上先是说说这个台湾新闻，我回来看了几天。 就是这种啊，小猫小狗啊，鸡毛蒜皮充斥着全部的空间。他说：“拜托啊，这个台湾的电视人，你们争咱们争点气好不好？”好，这个有道理，同意，我完全同意，恐怕这是华人世界的共识。但是你看李安呢？这个论坛快结束的时候，又出来说：“哎，对不起啊，我刚才说话说得太重了。 <laughs> ”他他这个人，你知道吗？哎。 所以你知道最近这个这个他提到这个病啊，也是台湾的某些共识。呃，听说台湾有人呼吁啊。 这个凤凰卫视尽快的这个落地台湾，你听说了吗？我听说过，好像连龙应台都开腔说这个应该考虑嘛，好像有点这个意思。龙应台说的是是反过来反过来的话，我跟你说是一个我挺佩服的人，就是姜炳坤。我当然我对这会前前前海基会海协会的那个头嘛，就是台湾那边的这个姜炳坤，前些阶段我在一个论坛上有机会见会过他。 哎，我才开始有点佩服。你还别说，人家台湾的这个一个人物啊，官员呐，这个这个，就是说，你看他讲什么呢？他讲台湾的情况很熟悉，我不奇怪。他当时跟台商讲啊，原来他对整个的这个江浙这个地方，哎，就说这个这个经济、企业这个数据啊，如数家珍。我觉得一个台湾人就是讲话呀，跟我们的这个。 总理、省长一样，你知道吗？对对对大陆的这个经济的数据啊，这几年的经济的发展呢，包括小企业、中小企业的情况，哎，能够熟悉到这样一个程度，哎，真是挺值得佩服。要投资嘛？啊，对呀，对呀，是啊。可见国民党这个用心啊。所以， <laughs> 所以是江丙坤提出来啊，就说台湾应该引进中央台的国际新闻，嗯，和。 凤凰卫视，所以这因为呢，台湾人不看就没有台台湾电视没有国际新闻，说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岛民怎么能有国际视野呢？哎，你们你你就是台湾长大的，你你你你觉得台湾有这问题吗？台湾以前没有，恰恰相反，我觉得台湾曾经一度是华人世界里面国际新闻做的最好的地方。 在八十年代中期之前都还是，嗯，那个时候他有很多大报，我们传统的大报，像《联合报》啊，《中国时报》，他们的老板都是一些有一些文人的风骨跟意识，又有商人手段、政治家视野的人物，很强调就说他们什么地方都要有特派员，然后怎么做新闻，很努力的学日本、学美国那种做报纸的方法。 但是我觉得台湾的变化是它民主化之后啊，我常常这么讲，听起来好像在反民主，其实不是，而是要了解到它一民主化之后本土化，就本土化而本土化之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clears throat> 他最关心国际的时候，其实是他最不能关心自己的时候。嗯，什么意思呢？呃，戒严时期，两蒋都在，呃，你本地的新闻，台湾岛内的什么政治新闻。 很多言论禁区，很多像你这样的人要去咔嚓咔嚓， <laughs> 很多东西不能出。嗯，那然后大家呢，都都只好很关心国际。 <laughs> 你坐个出租车，那个师傅一上来就说当前的冷战结构，依据普林斯顿大学学着， <laughs> 就给你来这套。我跟你讲，我跟你说，我这你看我们我们凤凰卫视现在基本上都变成国际新闻台。对对对对，我们每个能说的就是国际啊，就是这样，一样一样道理。嗯，然后等到它一民主化了。 就终于可以弹自己了，然后就忽然发现，哎呀，我今天发现我这个脚趾头，这个左边这个指甲长得这么好。你看以前老看什么普林斯顿学者讲什么，我就没注意这玩意儿，然后就开始天天注意这东西了。嗯，其实凤凰台在很多人看来，它上面很多台湾的人嘛。记得有赵少康有节目是吧？陈文茜啊，对对对，陈文茜，对，李敖，对。 播音员也一大堆嘛，吴小莉，对不对啊？那个我们有容乃大。人人家乍一看，台湾在，这不就都是台湾的嘛？将来这个，我觉得进台湾非常呃呃，也名正言顺。 多一些软次山这样的节目就好了嘛。龙应台的很亲切嘛，对不对？台湾人不一定。你刚才讲这个 <laughs> 龙应台，他是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他这个就是说，呃，要对等，说你要就是说要说我承认这个凤凰成龙他夸凤凰卫视的国际新闻办得很好，说但是呢 <coughs> 这个东西要要对等，就是说这个呃台湾的电视能不能去大陆呢？ 但是我要告诉他，你们台湾电视早就去大陆了。嗯，那家伙那个《康熙来了》， <laughs> 大陆人这这家喻户晓，对吧？但他讲的是整个频道，嘛，整个频道。但是我觉得也没关系，多点迎客松不就行了？吗？ <laughs> 对，忙碌一些嘛， <laughs> 没事，是是。因为你比如说像台湾的新闻啊，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呃，很奇怪，台湾这个国家，就这个地方，台湾这个地方，它现在已经整个岛，它的视野怎么会那么急剧的萎缩？看内部。 呃，很多人都觉得很难理解。你包括台湾很多学者，教传媒的学者，呃，包括台湾做出版的人，因为另一方面，台湾的书还是出很多关于世界各地的消息啊什么。那你只好说它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两极分化。嗯，这个两极分化就是说，也许我们在书店看到那么多什么谈国际旅游啊、国际历史、国际时事这些书的读者，来来去去就几千人或者一两万人。 那至于两万人，恰恰不是电视要捕捉的最大众的对象，而大众则全部都在电视台、电视机那边，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他们把呃电视已经彻底当成一个就是做娱乐的一个东西，对，没有人认真的看电视，那么所以你电视国不国际、严不严肃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台湾呢很有意思，他们也在说，说是这个也台湾人也质问。 说这些管电视台的这些头头啊，是精英，是有文化的，不是那种就是狗仔队，不是这些人，所以他们就很奇怪，就是这个一代传媒精英，你们管理的这个电视台怎么弄得没有国际新闻？收视率啊啊，然后呢？ 而且你看，很奇怪，还有一个叫王伟忠，你知道吧？当然知道。王伟忠是台湾综艺节目教父，嗯，多少包括这种这种综艺节目啊，都是王伟忠他们这个策划的，嗯。可是实际上，王伟忠本人咱们知道，弄的那个话剧啊，《眷眷村一号》啊，这是个知识分子嘛，非常有人文情怀的这么一个人。可是你看，他一到电视。 他弄出来的这种综艺节目，就又完全是呃台湾地方戏， <laughs> 这这这么？现在现在最能进台湾的大陆的台呃，或者说各中文的台里面，不是凤凰，是湖南卫视。 嗯，对，这个娱乐三通，哎，这个才是两岸的这个这真正的和平交叉点。哎，由此台湾的那个民进党那边的人，对，有人说，有人一边对对江炳坤这种意见，就说他这个 <laughs> 脑子进水了， <laughs> 是吧？然后你看民进党那边的人对湖南卫视曾经，我我是歌手嘛，嗯、那个时候就说。 我们要当心，说台湾的电视怎么开始转播大陆的这个综艺节目？而且是当新闻播啊，就是说这个是有这个赤化的风险的， <laughs> 你知道吗？对岸的和平演变，和和平演变嘛。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但是啊，就是很多时候啊，外来游客和本地人的担心呐，是完全是南辕北辙的。你比如说，要是我的感觉哈，我就觉得台湾电视这么着挺好的。 你知道吗？因为对我来说，每次去台湾，我就说过多次啊，就像是个桃花源。你知道到了台湾，你才知道啊，呃，人可以很安静的活着，就是很悠闲的活着。而且你说台湾电视不好看呢，或者你说台湾电视没有国际新闻呢？ 我这天天讲国际新闻的都讲烦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在台湾，我在酒店，我躺床上，我能看一天台湾电视，我觉得很好看。它只是它只是本土台本土新闻多一点，它其实频道的选择是非常多的。它只要装个碟哈，它这个 C N N 啊，这个 B B C 啊，还有什么 Sky T V，这些新闻全部是直播的，而且有一个专门播歌剧的台。 整天播德国的歌剧，全配上他的中文字幕，哦，嗯，很厉害，说明他有。你想这个台一直能够播下去，就说明他有固定的观众。没有选择，而且你知道他把欧洲那些歌剧，他已经新到什么地方？就明明是瓦格纳那些歌剧，都是穿着现代的服装，用的现代的背景，是整个是一个德，连美国都很少人看这样的歌剧台，台湾就一直在播。我在想，这个台要在香港，要在大陆。 播不下去啊！你很快就会有反馈，说我我这个点点数太低啊，对不对？我为什么这个？可是他在台湾就有收视率。可是他其实成本很低，他这个东西成本很低。他他他他都打字幕啊。那个字幕太便宜了，你现在找一大堆这种这种留学生啊，什么随便搞一搞，瞎搞一搞，很便宜。我觉得问题在哪？这就是刚才我讲，很多地区啊，很多别的国家或地区都有类似的情况，就是说他的媒体。 自己做了一个功能区分了，嗯，就他自己的报纸、自己的杂志、自己的电视不好、低俗没关系，因为他们的精英不看这些，嗯，他们精英看什么？他们精英直接看一些外国的东西。 那其实好多地方也是这样子啊，你包括像新加坡、马来西亚，很很多地方都这样。他的精英是不大看本地的电视台，他直接我天天看 C N N 或者你看，我不光是天才，我还是精英呢。 <laughs> 我我怎么了？我在大陆我都不看电视啊， <laughs> 我要看我直接看什么那个什么的 Discovery 啊，或者是什么外国的。对对，但是这里面会有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他的问题就来自于。 呃，你可以说我很国际化，比如说香港《牛邦》这样的精英，说香港没有很什么很严肃的时事杂志，但是我们每个星期都在看《经济学人》啊。但问题来了，《经济学人的》观点跟视角其实还是英国式的，那是否表示？ 本地的精英就没有一个自己的利益所在、兴趣所在或观点视角，就看这些东西是直接跟英国人呢？就等于说，你说看国际新闻能不能够真的就全部都看 BBC、CNN 加这个呃呃半岛呢？对不对？因为这是人家表达一个某个地区某些人的特定的一个观点嘛。嗯。但是你刚才讲是 Discover 这些哈，包括我刚才讲到的那台湾能看到的高清的世界上的这些很多台，我看来。 大陆都能够播，没有什么政治性的。嗯。国家地理啊， <coughs> 啊，探险啊，旅旅游啊，烧菜啊，富国际的烧菜的节目啊，我就不懂这些台为什么大陆现在高清的那个硬件很好了，高清台越来越多，但是你看到的节目选择真的非常少，对不对？要么就是相亲了，要么就是不断的歌手了，最强音了，什么什么什么不断的来了，要么就是跳水了。 再接下去该怎么办？你就是世界上有很多很好的，它没有什么政治性。我们先不讲政治性该不该，至少那些台你全部二十四小时在放都不需要迎客松的，我就不明白这些台为什么不在中国大陆落地。嗯，我这是实在不明白的一个道理。不明白也就这样了。然后呢，我就跟你说， <laughs> 台台湾的，你刚才讲啊，台湾的电视台和大陆的电视台其实有一点倒很相像。 为什么这次哎，文道您得往这边坐， <laughs> 让大家看见你后脑勺了？为什么？就是说，他们说台湾的这个台啊，整天就播这种小猫小狗的这个新闻，充斥着这些。他们不是有批评吗？台湾媒体人分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呢，就是电视台太多了。就是台，你看他们说台湾的电视台这么一个岛啊，数量太多了，数量太多了，你本身就有这么多的样的版面呢，你就要这个填充。 你知道我的在二十四小时这种直播，而且就是说拥有那种他们叫什么 S G M 还是什么 S M，弄不清了，就是那叫卫星设备转播车的这种电视台都相当多。对，你这么多的卫星转播车，就是随便到哪都能直播新闻的。可是没有什么新闻可以直播，于是呢，消防队去救一只猫，它能直播一上午。 你就是我在台湾酒店里，我看一天呢，我也看过，我能知道全台湾一天所有的交通事故， <laughs> 你知道吗对，全是新闻剐蹭啊，什么擦了个皮皮儿啊，全是头条新闻。对，你这所以，但是另一方面讲，大陆的电视节目为什么让你看着有些时候那么样的恶心？同质化那么严重，不是同性恋化，就是。 这个类似的节目啊，这个撞车要跳水一下俩跳水 <laughs> 是吧？区别就是一个死人一个没死人 <laughs> 是吧？哎，弄一什么这中国的声音你分得清楚吗？ <laughs> 现在你分不清楚这些状况，为什么？早就有人说过，这是大陆电视台太多了。而大陆电视台之所以这么多呢，又跟我们选择太少了，又跟我们一向以来的这种这种体制有关系。 你看啊，每个省都要一个，一个省要一个，一个县也要一个呀，一个镇甚至要一个。过去一个厂还要一个嘞。那么这么多的电视，也是。你知道，其实像美国几大电视网，对吗？中国的，你知道，不说别的，光这个摄像机啊，这是多么大的重复浪费啊！这是多这么多的频道。但是也有个奇观啊，说说有什么电台节目，你可以不断的换频道。 但是可以连贯的看一个节目。 <laughs> 没错，没错， <laughs> 那就是奇观，只有一种直接奇观，尽在神州。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这次李安也说一个，他就说因为一见面啊，就说这个爱台湾。他说呢，实际上我最怕人家说我这个爱台湾，因为他老在美国生活。他说这个这这种一说爱台湾呢。 他说，在美国就是这样。说美国一提爱国主义啊，往往不是国家出了问题，就是这个这个人出了问题。那为什么？就是这个爱是不用说的，不用挂在口头上。所以他说，我本来想到台湾可以居住工作。他说，但是就是因为啊，这个都是都是这个台湾太爱我，对吧？他说，这个这份盛情啊，这个有点重。 平常在大街上，人们都蜂拥而 <laughs> 而至，都太都把李安当成自己的啊，叫做。而且就是这个李安，李安就有一件事情，我挺替他可惜的。他就是他有申请呃那个奥运会的闭幕式，什么叫他有申请奥运会闭幕式办呐？指导哈，指导啊！我一直在想，中国的还是英就北京的那北京那届啊！我一直想要是要是张艺谋是开幕式，李安是闭幕式啊！哎呦。 那好，李安善于搞这个结尾。你你你看，最后那个闭幕式比开幕式差远了，嗯，对不对？因为因为重头都放在那，都放在。为什么没让他做呢？那个时候就是跟色戒有关，就是对他有一定的看法。当然没批评李安，就批评个汤唯， <laughs> 对不对？但实际上还是跟色戒有关。但是我就觉得非常可惜，零八年奥运会啊，其他都完美。我在想，李安要是只导一个闭幕式的话，温馨啊啊。 不过你刚刚讲回台湾的那种爱台湾啊，爱一个什么人的那个情况，嗯，我记得我们以前也讲过，对，台湾是呃到处充满了泛滥的温情，嗯，而这个温情常常还是冲着他自己来温情，嗯，就一个人很怜爱自己，哟，你瞧瞧我这皮嫩的，哎呦， <laughs> 然后晚上摸半天，就那种感觉，你知道。 所以台湾现在除了李安，李安呢，当然肯定要被人爱到就是不行嘛。对，现在台湾是这样子，是你出一个面包师傅得了一个国际大奖，他是台湾之光。嗯，还有一个女的高尔夫球运动员，台湾之光。然后他们现在动不动就台湾之光，是，然后呢，少棒。没错，那这些台湾之光回到台湾之后呢，出去绕了一圈回到台湾呢，肯定都要到处演讲，到处出书，然后大家围着他打转，然后他变成一个产业，你知道吗？ 我觉得台湾之光本身是个产业，台湾之光你去书店，对，你在书店，在什么行业，在媒体行业，你去计算一下，围绕的这些台湾之光的出版、节目，然后周边的产品，他们值多少钱，行销多少。 你发现它是个产业，那当你整个社会那么多人爱消费台湾之光的时候，你说是不是就像我们说，哎呦，我这皮长得说，中国中中中国人很相似。你看前一阵莫言接受采访，他说我现在最大的两个要求，第一个就是不要采访我了，第二个就是不要到我们老家去。我们是山东高密，成了产业嘛？对，但这个看来还是有点不同。大陆你看，一方面非常焦急地等待被国际的认可，嗯，但是一旦有人认可，要求特别高。 相比莫言跟李安哈，嗯，大我觉得大陆对莫言是比较苛求的，啊，批评也各种各样的声音也比较多。嗯，当然他们两个人的性质也不一样，对不对？这个艺术那个那个成就我们很难来比较，但是对莫言是比较苛，说明大陆现在这是叫众声喧哗。啊，如果说台湾是自己一腔一调的自怜自爱的话，大陆现在进到了一个真的众声喧哗的时代。 不一定不好，可是台湾之所以有这个情况啊，我觉得也是跟政治有关系。就他们常年的那种悲情或不平之气啊，对，所以使得他难得有一个叫什么之光出来，一腔悲情，对，那个东西对他来讲特别重要。就全台湾等着李安说那一句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哭了半个台湾的，哭哭倒两。